第三部分，第十三到二十二题，请选出正确答案。例如，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好的，会议是下午三点吗？改了，三点半，推迟了半个小时。好。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对，没变。会议几点开始？十三。我猜。 照片中间这个男孩是你，对不对？对，这是我五岁时照的照片。左边这个是我哥哥。你们俩长得真像，个子也差不多。是，大家都这么说。关于男的，下列哪个正确？ 十四，这里的景色确实很不错。那当然，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森林公园。阳光好，空气新鲜，来这儿散步真舒服。既然你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常来。他们在哪儿？ 十五，早，我看外面下雪了，很冷吧？还行，不是太冷。我把空调打开了，一会儿就暖和了。其实不用开空调，我是走路过来的，走的都有点热了。外面天气怎么样？ 十六，叔叔，为什么说地球是蓝色的？因为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地方都是海洋，而海水是蓝色的。既然地球上有这么多的水，为什么老师还让我们节约用水？因为海水是不能直接喝的，人可以用的水实际上非常少。 女的对什么感到奇怪？十七，你换球鞋干什么呀？又要出去呀？去打网球，我约了小王，他打网球很厉害。 你敢和他打吗？当然敢。虽然你们和他打，他从来没输过，可我倒不怕他。那一起去吧，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赢。小王的网球打得怎么样？ 十八，奇怪，这花儿才买来几天，怎么叶子就掉了？这种花儿在南方很常见，需要阳光。你是不是一直把它放在阳光不好的地方了？是啊，就放在卧室里了。这种植物喜欢阳光，光不好很容易掉叶子。咱们把它搬到院子里，可能会好些。 女的想把花儿放在哪儿？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在星期六晚上准时收看我们的《人与自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亚洲虎。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国内著名的动物学家王教授来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十九，王教授研究的是什么专业？ 二十，今天的节目主要介绍什么？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每年七八月份。 也就是放暑假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游客来这儿参观，最多的时候会比平时多出三四倍。为了使参观能顺利进行，保证游客的安全，参观的人数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那我们会暂时关门，不让太多的游客进入。二十一，什么时候参观人数较多？ 二十二，为什么不让太多游客进入？